精神来，还剩下后半段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接着来看一下呢，后续呢整个呢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的部分。刚刚先把这个呢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标准呢这一套游戏规则，把通说跟实物见解看完之后，还剩下第三个判断的标准呢，杨建华老师所提出的，就是各位书上三十九页看到刮胡二杨建华老师的一个见解。 在看这个见解之前呢，各位先呢回到黑板上，你要看得懂杨老师这个很特殊的见解呢，你得先要去看审理原则的部分。所以杨老师这个见解，我们等一下再说。先把审理原则呢看完之后呢。 回过头再来跟你讲解杨老师这个见解特殊的点和在。所以呢，先请你回到黑板上。假设你依照通说的见解，暂时不考虑杨建华老师个人的特殊意见。那我把通说的类型判断游戏规则介绍完之后，紧接着来看审理原则。 什么叫审理原则呢？审理原则要谈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问题核心，怎么去处理人多嘴杂、意见不一，怎么去处理共同诉讼人间行为不一致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阶段审理原则的重点所在了。好，像黑板上这个题目好了，甲列乙丙为共同被告，那现在问你了。 如果判决的结果是呢，甲全部胜诉，原告甲全部胜诉，那等于两个被告均败诉，然后呢，其中一个被告说要上诉，另外一个被告说不完的，他要舍弃上诉，那这就是典型的共同诉讼人间行为不一致，请问你啊？ 如何处理这个行为不一致的问题呢？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审理原则所要谈的概念。好，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一个类型一个类型来看。今天，如果你是所谓的普通共同诉讼，先从最简单的普通共同诉讼来看。 一旦被你归类成普通共同诉讼之后，请问你审理原则的依循方向如何呢？那同学就回到书上的三十七页以下。普通共同诉讼在国家考试很少出现，因为它实在太简单了，真的没什么考点好考的。所以呢，考题呢不常见了。 一旦考出来之后，你看一下三十七页审理原则是依照五十五条。这个五十五条呢，学理上给它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普通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那你看一下书本或者翻一下你的小六法，五十五条怎么讲的呢？ 来，这个法条说，共同诉讼人当中一人的行为，或者他造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及关于其中一人所生的事项，除别有规定之外，利害均不及于其他的共同诉讼人。好了，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共同诉讼，啊，你的审理原则最简单。 基本上就是依照五十五条独立原则。好，翻译一下，什么叫做五十五条独立原则呢？讲白点啊每一个诉讼人各自的行为单独对自己生效，完全不影响其他的共同诉讼人，这就叫五十五条独立原则。所谓什么国考最少考这个类型？因为同学回到黑板上，还真的没什么好考你的。怎么说呢？ 今天你踩通说的见解，债务人乙跟保证人丙之间是普通共同诉讼人，一旦是普通共同诉讼人，那我现在问你了，某乙说要上诉，某丙说不上诉，法律效果如何呢？你就在考卷上直接写，依照十五条独立原则。 某乙一个人上诉，效力只对乙发生，所以只有乙的判决，一审到二审没有先行确定。啊，丙的部分，谁叫你老兄自己舍弃上诉权，所以甲对丙的诉讼就胜诉确定，丙就因此在一审败诉确定，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五十五条呢。 通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题目换个方式考你，全部都是换汤不换药。如果今天改成考你说，审判进行中，某乙呢自认。 法官问一个问题说：“哎，阿乙，你到底有没有跟甲借一百万？有还是没有？”某乙呢举白旗投降，他承认了，我自认有借贷的事实，有收受这一百万。但是保证人丙呢抗争到底，保证人否认说没有啊，那一天我在场，从来都没有看到甲拿一百万给乙。丙呢否认呢有收得款项，收受借款的一个事实。那请问你，本件诉讼法院针对？ 有无借贷、有无收受借款的事实，应如何认定？答案就是依照十五条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的，乙既然承认有借贷事实，所以甲对乙的诉讼里面，法院要认定某乙确实有收受一百万借款。 那丙否认的话，那么甲对丙的履行保证契约的诉讼，针对呢这个借贷的事实是否存在，仍然由甲呢负举证责任，不发生诉讼法上自认的一个效果。所以很简单，反正五十五条的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的前提之下，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只对自己生效，完全不影响到他人。 依照这样基本的游戏规则呢，分别来认定判断即可，这就是审理原则的部分呢，所谓的普通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了。好，那本来在民国七零年代呢，各位考到普通共同诉讼，你只要记五十五条。现在稍微啰嗦一点，因为晚近呢，诉讼法的研讨会。 引进了一套外部外国的学说，所以在普通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除了五十五条的独立原则之外，我们额外创设的两个例外，例外完全没有法条依据，纯粹是学理上衍生的概念。那哪两个例外呢？来，你看一下三十八页，三十八页这边刮胡二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的界限。 界限两个字日文翻译过来的啦，中文的意思就是例外的一个意思。整段文字都是骆老师文章上面的援引下来的。什么叫做例外啊？有些特定例外的情况之下不适用五十五条独立原则。好啊，在介绍例外之前，同学一样，你念书不要急着死背后 你看到任何一个理论，要记得熟、记得快，你必须了解整个理论的背景。真的懂了之后，你才好记。好啊，所以在介绍这个例外之前，一样，你先了解为什么学界要引进例外呢？同学，你回到黑板上看，回到第一个案例，国内的学者研究后发现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 普通共同诉讼依照五十五条审理的结果，经常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裁判矛盾的情形，这叫原罪，无法完全避免的一个理论瑕疵。怎么讲呢？各位去看黑板上这个例子，绿色粉笔的部分好了。 各位啊，你过度强调五十五条，为什么无可避免的一定会造成裁判矛盾？因为这五十五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人间所有诉讼行为各自独立，完全只对自己生效，完全不会影响到别人。既然如此的话，来，你回答我：针对一个有没有借贷、有没有收受借款的事实。 某乙举白旗投降，所以你说依照五十五条的规定，他自认他投降了，法院就要认定甲乙间确有借贷的事实。哎，可是很怪，换到另外一个案子，甲对丙呢保证契约求偿履行的诉讼，丙是呢一路打死否认到底，他否认说呢有借贷的事实，否认某乙有收到一百万。 只要某丙否认，法院就要依照一般举证责任的原则，令原告某甲负举证责任。那万一某甲没有办法举证的话，无法举证的时候，法院却要认定说呢借贷的事实不存在，则针对同一个甲乙间有无借贷的事实，理论上就可能在甲对甲对丙的判决里面，分别做不同相矛盾的一个认定。 如此起飞形成裁判矛盾，这就是呢学者所讲的，在普通共同诉讼独立原则之下无可避免的，世界各国都一样多少呢？因为独立原则的贯彻，一定会产生所谓裁判矛盾。针对同一个事实，可能会有不同认定的一个结果产生，这是概念法学理论上无法避免的。 既然无法避免，所以呢，国外的学者就尝试着努力说，我们尽量呢避免呢，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避免了，但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好歹你要尽力去防堵。为了要防堵裁判矛盾，把裁判矛盾的情形限缩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以呢，我们要引进一个理论，叫主张共通、证据共通。来你看这两个名词什么意思呢？ 三十八页，所谓主张共通，它的定义是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主张，其他之人为积极的为抵触反对的行为者，则在有利于其他共同诉讼人的前提下，效力给予其他共同诉讼人。再来，什么叫证据共通呢 其中一人所声明的证据方法所得的证据资料，如果其他共同诉讼人没有反对相反的主张的话，法院可以直接援用成为共同的证据资料。来，什么意思啊？各位回到黑板上。 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呢，同样的借款跟保证的诉讼，那么日本学者就说，今天呢，如果呢法官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法官问说，按那个一百万借了之后有没有还钱啊？法院问说，到底还了没？债务人主张已经清偿，做一个清偿的抗辩跟主张。 那么丙呢，则是装哑巴。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呢？”那个借的一百万已经还了，丙都不讲话，不为任何的表示。这时候怎么办呢？本来如果你严格贯彻五十五条，哎，五十五条什么叫独立原则啊？某乙提出清偿的抗辩效力只对某乙发生。 某丙并没有主张或者援用清偿抗辩，所以法院不能够在甲对丙的诉讼直接认定已经清偿，不行了。这是一照五十五条独立原则之下最机械的解释。 可是呢，学者认为这样太过僵化了，为什么呢？因为针对同一个有无清偿事实，如果在甲乙跟甲丙的诉讼分别做不同认定的话，不仅是重复审理，而且会造成裁判矛盾。所以，我们干脆发明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共同诉讼人，和普通共同诉讼人。 一人所主张的事实，如果有利于其他共同诉讼人，而其他共同诉讼人未为积极的反对表示者，视为这个主张呢，也可以援用到其他共同诉讼人。所以，像黄色粉笔的案例，清偿的抗辩是有利于共同诉讼人乙丙的。所以，虽然只有乙主张。 丙没有主张，但是依照主张共通原则呢，以所谓的陈述清偿的抗辩，可以评价为效力予丙所以法院在甲对丙的诉讼可以直接认定说呢，某乙已经清偿了，这就是所谓主张共通原则。 那证据共通原则一模一样，这两个名词呢，共同点都是其中一个人所为的主张，其他共同诉讼人不为反对的表示，而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有利的前提下，可以直接援用作为其他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资料。这是主张共通原则跟证据共通原则的共同点。那唯一的相异点就是名词的定义不同了。 主张共通强调是事实的主张，证据共通强调的是所得证据资料的共通。这个在概念法学上，同学很好懂，因为留日派的学者呢很龟毛，把法学概念切得很细。他们怎么说呢？我们经常把事实、证据、事实、证据合在一起讲，但是精确的分析，事实跟证据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具有逻辑上的先后顺位关系。 在概念法学的逻辑过程里面，一定是先有某一个事实的主张之后，为了认定事实的真伪，才有提出证据的问题。所以，证据这个名词的定义是为了认定待证事实真伪所提的资料，这个资料叫证据。所以在法学逻辑上，事实跟证据是可以截然区隔成两个不同位阶的概念。 那这样区隔投影到法律的文字上，就是你在三十八页所看到的主张共通这个名词的定义是说，一个人某乙的所提出的事实清偿事实的抗辩，可以直接援用到某丙身上，这个叫主张共通。那什么叫证据共通啊？下一个未接，如果某乙为了证已经清偿所提出来的清偿证据。 这个证据，如果某丙未为反对的表示，对某丙有利的前提下，譬如说某乙提出一张汇款单清偿证明书，这就是为了证明已清偿的事实所提的证据。而那一张汇款单清偿证明书那个证据呢？ 法院也可以直接连用到甲对丙的诉讼来做成对丙有利的认定，这叫证据共通原则。所以这两个名词的基本观念一样，只是概念法学硬是区隔成事实跟证据两个不同的阶段，如此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例外要引进所谓主张共通跟证据共通原则的一个理论所在。 好，听完之后，同学就知道这个罗永嘉老师引进这个理论之后，在民宿研讨会有很多学者的兴趣缺缺，不以为然了。不以为然理由很简单，同学回到黑板上花一分钟，你自己看就知道。引进主张共通和证据共通，目的是为了缓和，请注意，只能缓和而已。 缓和普通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之下所可能产生的裁判矛盾问题，但讲来听也，你最多只能做到缓和。这个理论的引进也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避免。为什么呢？因为理论有先天上的限制了。三十八页提到，你要适用主张共通跟证据共通的前提，一定是。 其他共同诉讼人未为积极的反对表示，所以其他共同诉讼人如果有积极的反对表示的话，那你还是得回归五十五条独立原则，没有办法适用主张共通证据共通。因此，你对照黑板上绿色粉笔部分最典型。如果是绿色粉笔这个案例，讲难听一点，就算你引进主张共通证据共通。 仍然没有办法避免重复审理裁判矛盾，因为在绿色粉笔这个案例呢，针对呢有没有借款交付，有没有借贷这个事实，某丙虽然否认，否认的主张是一个有利的主张，但是很可惜他的搭档不买账，某乙呢居然积极的为反对表示，某乙自己举白旗投降，自认承认说有借贷。 所以，只要你的兄弟、你的共同诉讼人呢，跟你吐槽，做一个反对的主张表示的话，那么呢，也不发生所谓的主张共通、证据共通的效力，还是得回归到五十五条独立原则，分别认定，其结果还是可能产生裁判矛盾。所以，学说上告诉你说呢。 引进主张共通证据共通，充其量只不过能缓和裁判矛盾的一个发生，但只能缓和了，绝对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达到完全杜绝根绝的一个目的。那么这是呢，现行法上面目前民事诉讼法学界无解的难题。 这个难题就在于普通共同诉讼贯彻五十五条的前提下，绝对无可避免，多多少少会产生同一个事实重复审理、裁判矛盾的疑虑，这都是导因于呢五十五条的独立原则概念之下所无可避免、一定会产生的一个弊端。 好，那么这是呢，针对第一个普通共同诉讼审理原则的部分呢，我们简单把五十五条原则跟例外和同学介绍到这边。最后书上没有写，请你自己补充呢，在这个三十八页空白的地方补充第三个问题：判决的特色。这判决特色非常的简单，这个呢书上你自己注记一下，什么叫判决特色啊？ 教科书会告诉你说，普通共同诉讼人间不需要同胜同败，这里大三一定背过。来，这个口诀，所有补习班的重点整理书呢都会提到，普通共同诉讼人呢不需同胜同败，法院可以为相其义的裁判。哎，这一句结论怎么来的呢？ 其实你不用死背，这个叫法律逻辑推论上当然的道理。为什么普通共同诉讼人黑板上这个被告乙跟丙这两个人将来裁判的结果不需同胜同败，法院可以为相异的裁判呢？各位你脑袋转一下就好，有够简单？怎么讲呢？因为你既然被定性成普通共同诉讼。 一旦被定性成普通共同诉讼，代表说你绝对在实体法上没有合一确定必要，哎，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你一定是实体法跟诉讼法都没有合一确定，你才会被归类到普通共同诉讼。所以，凡是被定性成普通共同诉讼，法律逻辑上的前提一定是共同诉讼人乙丙之间。 诉讼标的各自独立，实体法一定没有合一确定必要。好了，那再请问你，实体法这两个人乙丙呢，实体法上的诉讼标的都不同了，再加上审理原则一到五十五条各自独立，每一个人的主张只对自己生效，两相衡量之下，当然就推出。 判决的结果当然可能是不同胜不同败，绝对没有理由强制一定要同胜同败。为什么？因为有两个人，两个被告，诉讼标的都不一样了，所以逻辑上你想一下，借款请求胜诉不代表保证契约一定胜诉。两个既然是不同的诉讼标的，在胜败的依附上就没有绝对的关联性，说一定要同胜同败。 本来在法律逻辑上面，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法院本来就可以分别为不同胜败的预知，这个在逻辑上也不当然会产生裁判矛盾。法院可以判甲队胜诉，但甲对丙呢却败诉，这个逻辑上绝对有可能。债务人要负清偿责任，本来就不代表保证人一定得负保证责任，法院还是可以分别情形个案认定。所以在诉讼标的各自独立。 诉讼行为又各自独立的前提下，判决的结果、判决的特色，当然会导出共同诉讼人、共同被告乙丙监，不需要同胜同败，可以为相齐的裁判。这就是我们把第一个类型——普通共同诉讼审理原则、判决特色的规范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么介绍完之后呢，紧接着你再来看。 第二个类型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出来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话，那请问你它的审理原则有哪些的特色呢？那这个部分，同学你就回到书本上来看一下呢，四十二页以下。各位书上四十二页，刮胡三就是在跟你介绍，如果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话，审理原则如何认定？ 在讲审理原则之前，各位简单注记一下，你书上呢四十页以下到四十二页这三页的内容，各位可以打个叉。哎，打叉不是说写错了，而是说呢你如果没有时间可以不用看，为什么呢？因为只是帮你整理一些教科书上常见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类型，分别整理在四十页以下。 常见的固有必要，譬如说共有关系的诉讼，或者说呢四十页最下面瓜胡二依法律特别规定这些情况，但为什么说你没有时间可以不用看呢？因为说真的，看这个意义不大，书上只是帮你呢举例说明呢常见的案例，事实上不以此为限。 当你具体看到一个考题的时候，是不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你还是单纯回归我们刚刚教你的类型判断？ 类型判断观念清楚之后，根本不用去死背哪些叫常见的固有必要，看到题目你自己都推得出来。所以书上的四十页以下到四十二页，只是单纯的跟你列出来一般比较常见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形态，仅供你参考。如果有时间，当然看一看呢，强化一下你的观念。 没有时间的话，其实只要你判断的游戏规则清楚的话，这一些的一些细部类型的介绍，你都可以暂时不用去管它。所以，请你直接看到四十二页以下。我们直接进入到刮胡三审理原则，故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条文五十六条的规定。各位看一下五十六条怎么讲的。 来五十六条第一项说，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人必须合一确定者，其审理原则、游戏规则适用下列三款的规定。很显然的，依照五十六条的文艺解释，专门针对有合一确定的共同诉讼，也就是专门针对必要共同诉讼所设的一个游戏规则。那这边提醒同学注意一下，你不要误会。 第一句话的意思，第一句话说诉讼标的有合一确定者，看起来像专指实体法合一确定，但国内的通说认为不以此为限。五十六条第一项真正的内涵是，凡是一切有合一确定必要的诉讼，包括诉讼法上合一确定或实体法合一确定都一样，都有这个条文的适用。所以只要你是有合一确定必要的共同诉讼的话。 通通适用五十六条各款，不以呢诉讼标的实体法的合一确定为限，所以扩大这个条文的适用范围的，好吧既然如此的话，很简单的逻辑嘛，故有必要共同诉讼，性质上当然叫做有合一确定的共同诉讼，所以它当然有五十六条各款的适用，毫无疑问，所以就来看一下五十六条各款在讲什么。 这个以前上课我们都跳过去，请同学自己看。后来发现我错了哦，请你自己看呢。各位看的还是不飒飒哦，所以干脆花个五六分钟稍微讲一下。来，五十六条怎么讲呢？第一款告诉你说，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有利于全体者，效力及全体；不利者呢，对全体均不生效力。第一款最常考，什么意思呢？ 当你发生人多嘴杂、意见不一，来你看一下，譬如说呢，这个分割共有物之诉，好了，分割共有物之诉呢，标准的一个所谓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甲列乙丙为共同被告所提的分割之诉，那现在人家考你什么意思呢？法院判原告甲胜诉，准许分割，好，他如果考题说。 共有人被告你要上诉，丙要舍弃上诉。这时候游戏规则就跟普通共同不一样喽。当你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啊，当你发生共同诉讼人行为相抵触的时候，这时候游戏规则五十六条第一款是用，第一款采的叫区分说，区分你的行为是有利或不利。 上诉是典型的有利于全体共同诉讼人、全体共同被告的行为，只要是有利的行为，效力及全体。各位，什么叫效力及全体？翻译成白话文叫视为全体被告，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都有提起上诉。 所以一个人声明上诉，你考卷要写效力局全体视为全体被告乙丙都合法提起上诉。相反的，如果是不利的行为，好比说黑板上讲的其中一个共同被告丙舍弃上诉，这叫呢不利的行为。不利行为依照第一款怎么讲呢？ 效力不及于全体啊？什么叫效力不及于全体啊？视为全体被告乙丙都没有人做过舍弃上诉权的行为，所以虽然丙事实上有做舍弃上诉的表示，但因为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拿立可白涂掉，法律逻辑上视为他没有做这个不利的行为，视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做舍弃上诉的动作，这就是五十六条第一款的。当你发生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依照有利或不利的行为呢，分别判断它的效力。这是第一款的基本白话文翻译。在这个前提下，特别提醒你注意的小细节。 什么样的小细节呢？你看一下书上四十三页阿拉伯数字呢，圈圈三这边所提到的。同学一定会问啊，什么叫有利行为？什么叫不利行为呢？我们现在学说的标准是单纯由行为的外观形式上判断即可。好抽象哦，什么叫做从行为的外观形式判断呢？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呢。 你这个行为只要表面上、形式上可以评价为有利，像黑板上这情形，上诉一定是对败诉的一方有利的行为吗？只要形式上认定是有利就可以了，即便实质上来讲未必有利，因为你实质上你上诉要缴裁判费，缴了钱还不一定会赢，不一定会改判，但是呢是后面有无理由胜败的认定。 不影响我们有利行为的判断。我们有利不利与否，单纯从你行为的外观、行为的一个表面评价加以认定即可。上诉是对败诉一方有利的行为，这个从该上诉行为的定义跟外观上清楚可以判断，那就直接评价为有利行为，效力给予全体了。那么呢，请你补充在第三点旁边。那万一同学呢遇到一些中性的行为？ 有些的诉讼行为考得很中性啊，就是你从这个行为的定义外观，实在很难判断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那最常见的什么叫做呢？这个行为呢很中性，根本没有办法呢来做判断呢。譬如说啦 后面诉讼程序停止的单元一百九十一条以下，你会念到我国诉讼法上有一个合议停止的制度。合议停止很好懂，你从字面上看就知道，也不用翻一百九十条以下了。什么叫合议停止啊？我们两个讲好休兵，暂时停战，官司大家喘一口气哦。合议停止先停在那边，不要进行了。那请问你，你想想看。 暂时休兵停战，停止诉讼进行。哎，看起来很难去评价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好像呢也没有什么有利跟不利嘛。我们就是将在那边呢先停止。抱歉，一百九十条。依照一百九十条的规定，我们只把案子停在那边，暂时不要动它。这个好像不算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如果你看到这种很模糊。 很中性的诉讼行为怎么办？以前有争议，现在各位考试有够简单。学界现在通说的见解是，如果一个行为真的这么中性哦，无从判断有利或不利的话，我们现在流氓一点。 一概以不利的行为视之，所以一概视为效力不及全体。所以现在遇到个案的解释反而容易，不用再写学说争议，因为已经有共识了。这种呢，形式外观上无从判断有利不利的，我们现在一概从严解为不利的行为，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所以视为全体被告都没有合议停止的表示，所以本件诉讼根本不发生合议停止的效力。 这是呢五十六条第一款解释问上提醒同学稍微注意的地方。再来，你看到第二款很奇怪，一般同学下课最常来问的就是第二款。这个第二款你只要静下心来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来，什么问题呢？各位看第二款怎么讲？五十六条第二款说，他造，你把他造圈起来。 他方对于共同诉讼人当中一人的行为效力及予全体。第二款的重点就是不区分有利不利，这跟第一款截然不同。所以呢，国家考试的实例题经常出现，明明是一个呢送分题，但是很多同学还是要搞错。你会搞错的点就是第一款跟第二款哪里不一样？ 各位，请你回到黑板上，拜托你不要连这个基本的翻译都搞不清楚。第一款我们刚刚介绍过，这个条文适用的前提是在处理共同诉讼人间行为的不一致。像黑板上讲的，共同诉讼人乙丙，一个说要上诉，一个说不要上诉，这个时候呢，共同诉讼人间行为的不一致，游戏规则依照第一款啊。第二款在讲什么？ 第二款是说对方了，他造当事人对你们共同诉讼人所为的行为，譬如说什么呢？最典型的是甲对乙表示撤回起诉。哎，各位，题目这样考代表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甲对乙表示撤回起诉？这个考题很明显的是在考你。 他并不是所谓共同诉讼人乙丙间行为不一致，没有了。今天做诉讼行为的不是乙丙这一方，是对方了。他照当事人讲的，对其中一个共同诉讼人做了一件事。 甲呢只对乙表示撤回起诉，这个某甲不干不脆的，要撤就全部撤嘛，他偏偏只对其中一个被告乙呢做撤回起诉的表示，请问你效力如何？这时候你考卷就要写第二款，第二款的解释怎么办呢？根本不区分有利不利，只要是对方当事人对我共同诉讼人这边做一个诉讼行为的话，那么所谓的诉讼行为。 不分有利不利，效力一概及全体。所以呢，这个题目一到第二款，你要怎么写？甲虽然对乙呢，共同诉讼人当中一人只对某乙撤回起诉，但效力及全体，视为甲对全体被告乙丙均有撤回起诉的表示。所以答案是，本件诉讼因为原告的全部撤回呢 发生了诉讼系数终结的一个效力，这就是请你分清楚的第二款跟第一款适用的差别。这个文字上你只要静心的看，不难去呢做一个区隔。千万不要在写考卷的时候混淆了第一款跟第二款。所以考到第二款，拜托你根本不用去管甲的行为有利不利，对照的行为不论有利不利，效力一概给予。 共同诉讼人全体啦，这是第二款的特别强调，提醒你注意的地方。再来呢，第三款，第三款更简单的啊，你看它怎么写的？共同诉讼人当中，其中一个人有发生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的事由者，其停止的效力及于全体。什么意思呢？结合一百六十八条以下。 民事诉讼法一六八条以下设有各种当然停止跟裁定停止的事由，这个今天请你简单的翻一下，全部都是立法政策的问题，没有大学问啊，就是考你背条文，下面翻一下一六八条。 一百六十八条说，官司打到一半，有当事人死亡，诉讼程序先停止进行，这是第一个当然停止的事由。那你接着往下看，这个法条的停止事由规定很多了，随便翻一个，好，譬如说呢。 你往下看一下一百七十四条，官司打到一半，有人受破产宣告，那么呢，一样，破产管理人选出来之前，诉讼程序先停止进行。反正就是呢，一六八条以下，立法者因应各种不同的情形，分别设有所谓诉讼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的事由。 哪些事实的发生会变成停止诉讼，完全是立法政策问题。同学自己看一下一六八条以下。那回到五十六条第三款，重点是什么呢？法条写的很清楚，只要你是必要共同诉讼人，譬如说回到黑板上这个案例。 甲列乙丙为共同被告，这个乙丙呢分割共有物的诉讼里面，他们就是所谓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那如果今天题目长成这样了，他说分割共有物诉讼进行中，其中一个共有人死亡了，两个被告其中一个某乙死亡了，怎么办呢？有够简单，五十六条第三款抄一遍，怎么写呢？ 必要共同诉讼人中有一人死亡，发生当然停止事由。一百六十八条的停止事由怎呢效力及全体，全体的被告这边，全体共同诉讼人乙丙这边全部发生诉讼程序当然停止的效力。 整个诉讼停止进行，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某乙的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之后，全部的诉讼才会恢复进行啊！这就是五十六条第三款，强迫的把必要共同诉讼人绑在一起，所以其中一个人呢，有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事由的话，效力及于全体。好，啊每次讲到第三款，我们都忍不住提醒同学注意一下，这个。 发生在各位前几届的学长姐身上，只有一个人就算了，偏偏一群人哦，很奇怪，我们以前都不会这么搞笑哦。现在同学呢，写考卷越写越搞笑，什么意思呢？第三款，拜托你幼字遣词精缺点怎么讲呢？你看清楚法条。 法条是说，一个人有当然停止的事由，效力于全体。所以黑板上那个题目，正确考卷的写法怎么写呢？某以一个人死亡，发生当然停止的效力的话，基于全体共同被告，所以全体共同被告的诉讼都停止进行，这样写才对。可是各位的前辈呢，以前自己写考题练习怎么写呢？ 某乙一个人死亡呢，视为全体被告都死亡后，视为乙丙全部死亡，所以诉讼当然停止。拜托你写考卷用字遣词精缺点，不是视为全体死亡了，是停止的效力给予全体后，这个小细节拜托各位呢，将来考试用字遣词的时候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某乙一个人死亡，法律绝对不可能视为某丙也死亡后，所以拜托同学，你写这个字呢，稍微的呢贴近法条的文意，不要自己写太快哦，变成这样很奇怪的内容。好，那么这就是五十六条各款解释上，请同学注意的地方。那最后来看判决特色，来，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判决特色这个口诀，同学一定也都背过。 教科书怎么讲呢？故有必要共同诉讼，法院必须为当事人同胜同败、同进同退的判决，不得为相其异的裁判。同胜同败，不得为相其异裁判。一样，请问你这个结论怎么推出来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逻辑上当然推论的结果。 什么叫做依照类型的定义逻辑上当然推出来的结果呢？只要你是必要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就一定要同胜同败。什么叫同胜同败？譬如说这个分割共物的诉讼，法院要么就是判准许共物分割，不然就是判不准分割，绝对不可以说分别为相期的裁判。法院绝对不可以判说。 甲对乙的诉讼准许分割，甲对共人丙不准分割，不能做这样相奇的裁判，要么就是全部判准许分割，要么就是判全部不准分割，这叫同胜同败，绝对不可以针对共同诉讼人乙丙做相奇的裁判。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求同胜同败不得为相奇的裁判呢？很简单，你往前推。 这是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型定义逻辑上当然的道理。什么叫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啊？请问你，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要么你就是实体法有合一确定，要么你就是诉讼法有合一确定。你至少其中一个有合一确定。既然如此的话，来，你听清楚，不管你是哪一个。 如果你是有实体法的合一确定，那代表什么意思？得回到定义，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它的定义就是从头到尾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只有一个，诉讼标的对全体共同诉讼人是相同同一个。好，既然如此的话，概念法学逻辑，国内学者会怎么讲？ 你本案诉讼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诉讼标的，也就是只有一个法律关系要法院判断，那很简单啊既然要法院判断的实体法上的诉讼标的只有一个的话，针对同一个诉讼标的，譬如说同一个借贷契约的存否，同一个保证契约的存否，针对同一个诉讼标的，当然逻辑上不可能为相齐的裁判。 因为你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怎么可能这个法律关系对甲存在，对乙不存在呢？殊难想象。所以，如果你是有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基于定义的本质使然，既然诉讼标的要求审理的法律关系只有一个的话，那当然不可能做出相其的裁判。所以有同胜同伴的必要。相对的，如果你是诉讼法上合一确定，也是如此。 什么叫诉讼法上可以确定你呢本件诉讼呢判决效力有扩张对事效的情形最典型的形成之诉。那什么叫对事效啊？就是你判决的内容对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也受判决效力所及，任何人都不得为相反的主张，都受这个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 这么强大的对事效，诉讼法上合一确定的情形，更不能够让判决出现不同胜不同败因为这在逻辑上殊难想象。譬如说一个形成之诉，一个分割诉讼或撤销诉讼，分割诉讼或撤销诉讼，只要诉讼法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那你逻辑上怎么可能认为说对某 A 来讲呢发生分割形成的效果？ 对某 B 来讲，却不发生分割共物形成的效果，这个殊难想象。所以，诉讼法上可以确定判决效力对事效，给于第三人的前提之下。 一定是判决的结果是相同的，对任何第三人、任何当事人呢都是相同的判决内容，这个呢逻辑上才符合对事效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呢根本也不可能做出不同胜不同败的认定，所以必定是一个同胜同败的结果，这就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判决特色我们所提到的。 法院要同胜同败，不得为相其一的一个裁判，所以这些你都不用死背，它都是从类型的基本定义论上面逻辑推导出来当然的一个结果。好，那么以上是第二个类型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审理原则的概念，我们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再来看第三个，后面呢全部都换汤不换药。 来，如果你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话，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完全相同，因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前提是也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那只要你有合一确定必要，审理原则就是回归五十六条第一项的文艺解释，刚刚提到过了。 五十六条第一项，只要你是有合一确定的诉讼，不管你是固有必要、类似必要，按照法条的文例解释，只要你有合一确定的情形的话，你当然就有五十六条第一项的适用。所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审理原则完全回归五十六条各款这个我们也不再加以重复。判决特色也是一样。 因为你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基本上呢，也要为同胜同败，不得为相齐的裁判。这都是合一确定本质之下，法律上逻辑推论的一个当然结果。所以呢，类似必要的审理原则，几乎跟固有必要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点。来，同学回到书本上。 唯一不同点呢？各位看一下你书上四十八页审理原则阿拉伯数字第二点例外，请你打个星号。 前天如果你有参加律师高考的一试选择题的话，这个题目已经正式列为争议考题了，将来可能会送分。选择题哦，因为第一年考，所以呢，有一些出题老师呢可能还这个搞不清楚状况哦。选择题你尽量避免出有学说争议的题目，因为考生会无从判断哦。所以选择题呢，考选部三例五升要求说。 尽量出呢纯记忆或者实物见解那种没有争议的考题，你不要把一些学说的争点呢设计成选择题，这样考生很难抱大腿，根本不晓得谁出的，那个选项不知道怎么选。今年律师高考一试就出现一个争议题，什么争议题呢？现在要讲的四十八页，骆永嘉老师引进的学说见解，现在已经是通说。 但是最高法院仍有不同见解，所以变成学界的通说，但实物上还没有普遍承认，所以它算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考点。什么考点呢？回到黑板上，我们说啊这个类似必要百分之九十九呢，都跟固有必要一样，回归五十六条第一项这三款的解释。那唯一跟固有必要不同的，在第一款。 也就是各位书上四十八页看到，诉之撤回、撤回起诉这个行为构成五十六条第一款的例外，来什么意思呢？文字的说明在四十八页有，你呢一个字都不用抄，回到黑板上看具体的考题比较快。 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最典型的考题，回到黑板上，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三个股东 A、B、C 共同成为原告，要打撤销诉讼。那现在题目这样考你。 来，各位，你稍微有 sense 一点，只要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考到撤回起诉，麻烦你自己神经绷紧点，一定是在考骆老师这个学说见解跟传统实务见解争议点所在。来争什么东西呢？各位，假设你没有念过学说，纯粹依照实务的法条解释，三个股东，我题目考你。 只有 A 一个人私底下拿了公司的红包，甲公司可能买通 A 塞红包给他，叫你撤回起诉，不要淌这浑水。而 A 拿了钱呢，果然就依照约定，A 向法院具状表示，我呢不玩了，我要撤回起诉，不当原告。来，考试就问你，A 撤回起诉的效力如何？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实务见解的话。 刚刚才讲过，A 一个人表示撤回起诉，B、C 没有附和他，所以这是标准的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一个说要撤，另外两个不甩他，没有撤回的表示。当你们共同原告、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呢？五十六条第一款的文艺解释叫区分说，区分你这个行为有利不利。那各位，请问你？ 撤回起诉的行为标准的不利行为，你会产生诉讼系数消灭的结果。对原告来讲，标准的不利行为，既然是不利行为，所以最高法院判决怎么讲？非常简单，文例解释。 实物的见解，各位同学反而很好记，它通常都是典型的法条文义解释啊。文义解释就是不利行为效力不及全体，所以视为全体原告 A、B、C 都没有撤回起诉的行为，所以结论就是本件诉讼不生撤回起诉的效果。 仍由 A、B、C 成为共同原告，共同进行诉讼，这是依照文义解释之下当然的道理。可是呢，若我们家老师引进日本的学说，独排众议，怎么讲呢？各位，你考试写到陆老师见解，记得把关键字点出来。陆老师的理论你不用死背，很好记。陆老师说啊。 撤回起诉，目前唯一的一个例外，仅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道理好记。我们就把呢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诉之撤回例外的解为呢构成五十六条第一款的例外。既然构成例外，所以呢。 结论是 A 的撤回呢单独生效，所以呢，这个题目你去看台大法研跟福大法研的考题，骆老师考了 n 遍，这个后天礼拜四会带你看这个考题。骆永我们老师在法研所考了 n 遍，都是要你写他的特殊见解，什么见解呢？A 的撤回起诉可以例外的解为单独发生撤回的效力，所以 A。 脱离诉讼系数，本件诉讼由 B、C 成为原告，继续打官司就好，不用算 A 这一份。A 一个人单独发生撤回的效力。好，请问同学，为什么骆老师呢要做这样特殊的解释？完全是以日本诉讼法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也蛮有道理的。他的理由很简单，一句话：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 类型定义切入，各位什么意思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我们休息前讲过，这个类型的特色定义是什么呢？不需要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当事人就适格了。所以学者就抓这个定义。所谓类似必要，你回到黑板上，它的定义就是。 本来就不要求三个股东，本来就不要求全部的股东进入诉讼成为原告当事人就适格了。既然本来就不强迫全部的股东要加入诉讼，所以反面推论了，少一个又怎么样？ 你让 A 单独脱离诉讼，既然完全不影响到原告的当事人适格，也对诉讼的进行没有任何实质不利的影响，既然完全没有不利的影响，又符合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适格的原始定义。 那这样我们不如当个好人了。他一个人要脱身，那就不要勉强他留下来，让他一个人脱离诉讼，发生撤回起诉的效果。好了，这就是留日派的学者呢。 引进日本的一个学说理论，那这个理论的重点呢，回归到当事人适格的基本判断。因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既然你本来就不要求全体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当事人就适格的话，那少一个也不影响当事人适格，更不影响诉讼的实质审理。那算了了，就让他单独脱离，没有关系。所以呢，法学的理论上才创设了一个呢。 诉之撤回虽然是不利的行为，但是构成五十六条第一款例外，还是让它单独发生了撤回起诉、脱离诉讼系数的效果。这就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里面审理原则的部分，我们特别提醒同学呢留意的一个小细节。那题目的部分后天呢前半段时间会带各位看，今天你先把这些三个类型的判断标准、审理原则呢先有一个。 一个简单的了解。好，那这个通说见解看完之后，各位回家前剩下很简单的一个收尾的部分。我们刚提到过，要讲杨建华老师的特殊见解。好，那各位在呢耽搁你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把杨老师这个见解完整的看完之后呢？ 今天共同诉讼理论的基本架构算是全部介绍完，然后礼拜四前半段时间再直接带你看题目，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教你的抽象理论如何具体应用。杨老师的这个见解，同学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要讲呢？杨老师呢已经过世很久了，后绝对不可能再出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后可以跟你百分之百确认。 啊，不会出的，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来讲呢？因为吼，你将来自己买补习班历届解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共同诉讼其实国内学者最爱考的，反而是杨建华老师。那你从七十八年杨老师开始出题呢，一路你看到八十六年为止，你会发现。 七十八到八十六年间，民事诉讼法出共同诉讼的考题频率很高。那补习班的解答很奇怪，全部都是写杨老师的少数说。理由呢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几年出题的全部都是杨建华老师，所以法学的考试有时候蛮怪的。明知道是少数说。 但我确定是他出的题目，解答还是得依照杨老师文章上的一个论述来描述。所以，为了怕你自己将来看那个补习班的解答觉得很奇怪，也那个高点跟宝成解的内容怎么都跟今天上课的不一样，那是因为呢，那些题目是在杨老师的借鉴那礼拜四我们带你看考题的时候，甲说乙说两说的争议。 很多时候也夹杂杨建华老师的特殊见解，所以呢，反正呢，他的见解很简单，你就花个十分钟时间稍微看一下，免得你将来看这个历届考题的解答会看不懂这个版本的解法。好，杨老师的见解在讲什么？同学往前翻，来看一下呢，三十九页最下面刮胡二。 杨老师这个见解特殊归特殊，但是有够好懂。这个见解的特色叫做合一确定概念的扩张化。简单来说，杨老师的文章跟他的书强调的重点是：我尽量希望放宽必要共同诉讼的类型，所以很多的考题，很多的案例。 我一概从宽解为这个叫有何一确定构成必要共同诉讼？所以你先记结论。杨老师这个少数说的特色就是，他就是尽量希望限缩普通共同诉讼，尽量把大部分的案件从宽解为必要共同诉讼，这叫结果论。那同学问。 为什么呢？其实蛮有道理的。各位回头看黑板上，把你的记忆拉回到刚刚我们讲的普通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借由这个案例呢，让你更能了解杨老师为什么反对通说的见解。 来，刚刚我们说过，最典型的普通共同诉讼就是呢，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所提的诉讼。哎，同学啊，这个通说的见解是标准的普通共同诉讼。好，那解为普通共同诉讼哪里不好？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杨老师最感冒的条文就是五十五条，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是普通共同诉讼，审理原则就回归五十五条，而回归的结果，我们刚刚怎么说？普通共同诉讼这个类型，诉讼法上无解的难题就是，一定多多少少会造成裁判矛盾，因为你过度强调五十五条独立原则的适用。 无可避免的，一定发生裁判矛盾。刚刚讲过了，所以杨老师怎么说啊？他说：“吼，你干嘛没事呢？去把它归类成普通共同，归类成普通共同之后，你适用五十五条，偏偏它又容易产生裁判矛盾。那裁判矛盾会抵触诉讼法的上位概念。我们诉讼法的最上位概念之一就是避免裁判矛盾，希望达到纷争解决回线。” 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审理、浪费司法资源，又为了避免裁判矛盾的结果产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在理论的架构上尽量把一些案子全部都丢成必要共同诉讼。只要我把具体的案例可以全部都导向。 尽量都导向必要共同诉讼的话，那审理上适用五十六条的结果就不会产生裁判矛盾，因为你适用五十六条第一款，有利的行为给予全体，不利的行为不给予全体。 各个必要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是可以划归一致的，效力是可以给予全体的，比较能够防止裁判矛盾的产生。所以它的前提是站在尽量避免裁判矛盾，所以结果论上尽量希望个案的判断上从宽解围有合一确定，反正就是尽量不要归类成普通共同诉讼，免得你去适用五十五条，反而造成重复审理裁判矛盾。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杨老师创设了一个极度广义的定义。他怎么定义合一确定呢？最广义说，你看到书上三十九页，杨老师认为有没有合一确定才扩大解释，根本不要像通说一样，还分什么实体法合一、诉讼法合一。杨老师说不要这样分了。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很笼统的标准，什么叫做有合一确定啊？只要分别辩论审理，讲白点，只要你适用五十五条独立原则的结果可能产生裁判矛盾之余者只要有那一丁点的可能性存在，只要你适用五十五条独立原则可能会产生裁判矛盾的结果，那我就一概从宽解为。 这种诉讼叫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因此依照杨老师这个见解，同学你回到黑板上看这个题目，你就会看不懂补习班的解答了。杨老师说，你把债务人乙跟保证人丙列为共同被告，依照他文章上的结论，居然告诉你说乙丙间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为什么呢？把他的逻辑呢推论一遍。 因为呢，在他的文章里，他说啊，这个诉讼居然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为什么有呢？因为杨老师的合一确定根本不用去分什么实体法诉讼法，它只有一个简单笼统的标准，就是如果你把共同诉讼人一并适用五十五条独立原则审理，会发生裁判矛盾之余。 只要那个可能性存在，我一点风险都不想付只要乙丙呢适用五十五条审理的结果会造成裁判矛盾之余的话，那我一概从宽解为这两个家伙之间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你回到黑板上，依照杨老师的理论，哎，乙丙呢如果适用五十五条还真的有可能产生裁判矛盾，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针对呢有没有借贷的事实。 某乙如果承认，某丙却否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针对同一个事实认定会产生矛盾，而事实认定矛盾的结果，难免呢对乙丙的判决就可能产生裁判矛盾之余，所以只要这么一丁点的可能性存在，我都从宽解围呢，他们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那有合一确定必要之后，第二个诉之目的的判断完全等同于通说。 所以杨老师怎么讲呢对甲来讲，他借出去的钱是一百万，所以他打这个给付诉讼的目的是要受领一百万的清偿，达到这个结果。那请问你了，他要受领一百万的清偿，法律上有没有必要强迫的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的必要？答案是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啊？因为你的目的呢，只是要那一百万。你只要那一百万的结果，你告债务人乙或告保证人丙，任何一个人告赢了，你都可以受领一百万清偿的地位。 你两个都告赢，受理两百万，你老兄反而不当得利了。所以呢，严格来讲呢，你只要对乙或丙任何一人的求偿有理由的话，你就可以满足受领一百万的债权地位了。 所以法律上或法理上根本没有必要强迫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全体列为被告进入诉讼的必要，你的目的就能达成了。那既然你偶然巧合的把他们两个列为被告，所以他们两个充其量只不过构成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考题呢，不同学者的见解一开始在类型的判断上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一个结论出现。那我们今天就首先跟你提到这三个类型，从它的判断标准。 不同的学说见解到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先把整个共同诉讼的基本体系架构、游戏规则呢，跟同学说明到边。那剩下来具体国家考试的演练呢？今天呢，我们呢时间的关系进行到这边。那么题目的演练呢，我们礼拜四利用前半段时间介绍完之后呢，紧接着再来看诉讼参加的单元。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先进行到这里。